锵锵三人行，这个足球的事儿啊，我就不懂了。嗯，但是最近这个非法闹出来的这个新闻呢，有点像联合国搞出来的这个问题啊。哦，什么这个这个，就看啊，没有竞争对手的布拉特独孤求败。 还听说是什么基辛格都出动当他的什么顾问？对，什么情况？因为不是说老说他贪腐吗？说这个机构，那布拉特他本人过去就很多传闻，不过这都没证实。但起码这个机构的贪腐的，早就有人写过好多本书了，说里面一大堆问题。嗯，那么结果这回呢，不是正式的被揭发出那些的呃，他的委员们在电邮里面说谁谁谁想买这个，那没那么容易，都在直接谈买卖。 这个揭发出来了吗？ <clears throat> 那大家攻击他，那结果他再度连任当了主席。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他家的，我跟你讲，跟联合国不一样。联合国还有五个大老板呢，这个没有，这个基本上就他家的。他在这干了二三十年了，那整个机构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他自个儿的。那现在被人挑战，他就要找一个有公信力或者很多人以为有公信力的人，比如说基辛格。嗯，找来干嘛呢？他说请基辛格帮他。 制定一套方法跟策略，让这个 FIFA 以后呢少一点这个贪腐的情况啊！哎，徐老师怎么？我有两个奇怪的想法。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足球呢，主要是因为它原来这套制度啊，嗯，没法做广告，所以足球比赛，你比方跟跟其他的现在一些美国的大运动，比方说，比方橄榄球啊，或者是呃棒球啊，或者是冰球啊，这这些运动来比，包括 NBA，嗯，他们有一套。 很好的商业设置，就在制定比赛规则的时候，已经把那些商业利益全部考虑进去了。嗯，而足球呢，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商业利益，所以现在你看足球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法砸。现在广告已经用足脑筋了，在背后闪啊闪啊什么。嗯，但是它的比赛是不能中断的。嗯，可是这所以但是现在盘又做的这么大，因为它在它整个欧洲是最大的运动。嗯，全世界它牵涉的金额是最大，一个球队等于界最对对不对？足球是最大。 所以我觉得这这些，尤其到了第三世界这些国家，这个他们又有投票权，嗯，这个怎么？可是这个只不过是他规则不改而已嘛。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很喜欢足球，不要中断。那这点它很纯粹。你不像美国篮球啊，篮球的规则原来不像 NBA 这样，是可以中断那么多次的。嗯你看 NBA 它几秒又暂停一下，几秒又暂停一下。这个规矩怎么来的呢？恰恰是因为 NBA 当时要做电视转播，要卖给电视台做广告。 他是为了广告跟商业利益改变了你整个比赛的游戏规则。对，美国的那些运动是这样，橄榄球就更加是，橄榄球更厉害。但足球不同，足球始终很坚持了一种的，就是说我原来怎么打，对，现在还怎么打。那么，但是呢，FIFA 这个问题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因为过去从来啊就有这么一种阴谋论的讲法，特别是赌球的人都相信这个说法。嗯，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场比赛。 不是操作回来的啊！对你别说，我们过去中超不是说老贪污啊，老做假球吗？在很多赌球的人的眼光中，你就算欧冠总决赛什么的，这都是搞的。就这，你没听过这说法吗？很多人都这么相信。那所以非法的贪腐。 就跟整个足球界到底能够买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题。就很多人来谈这个他有信信信仰危机。这次那个那个那个信心危机，这次穆里尼奥嘛？嗯，是那个皇马不是有一场输了，他不是被被被罚出，他不是输手指头，对，最后被罚出去嘛？他后来有个记者招待会，他就说嘛，他说你一内定了。 不让我们皇马进去，他一定要巴萨进决赛，他就最后他们就控告他，说这个东西，因为你作为一个教练，你现在还在比赛当中，你就等于说你们在开后门，这个太不按牌理出牌了嘛。就是说，不过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你看足球的人啊，其实当然也有，我们看足球的球迷也有一大半去赌球，赌球的时候你可能会相信这球都是能够买回来的。 但是看球的时候，你又是人格分裂，相信这绝对不能买回来，要不然的话你就看着不好看。对，所以赌球的人看球啊，他会陷入一种分裂状态。啊，是是。那么然后呢，在看球的时候呢，呃，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相信这个球是干净的？是因为有些东西你眼睛能够看得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不是看过一场电视上，我们节目还播了一个片段，是中甲吧，好像是，甲 A 的。嗯嗯。 一个一个球队不是那球员着急了吗？后来猛往自己球门灌球嘛，没错没错， <laughs> 你记得那个吗？对不对？但起码你看欧冠的这个总决赛，你就看得出来这不可能是做的，这太不可能。说梅西那个球是做的做的，这玩意儿太不可能。你你看欧冠最后的那个决赛，嗯，有曼联踢成这样，你说他是？ 不可能吗？他不是，他是鬼呀！你有什么东西能够让英格兰这么一支球队？世界上有什么商业利益可以让让他们能够能够在这里边不好好踢球？只有一个不好好踢球，就是就是西班牙那些人太厉害了嘛！对，就摆明摆着，我们摆的太厉害了。我是外行哈，我还是相信是真的。这假的，是局部的。对，哎，我我是外行哈，我一向觉得好像不是说皇马跟这个巴萨是什么双雄嘛？对，西甲现在这哎，对。 但是你在欧洲范围内，我要问你们哈，是这个这个这个曼联、嗯，国际米兰和这个皇马这仨谁厉害？但当然还是西班牙，因为意大利是彻底衰落掉。过去这一季里面，英超很厉害，英超的强队比较多。西甲的问题呢，在于它就两支。嗯，那其他队现在是越差越远。但是你现在别说欧洲谁最厉害。 现在是全世界最厉害，就是巴萨。 <laughs>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球看了几十二二十多年啊，我没看过比巴萨更现在这个巴萨更。就目前的巴萨，任何国家队、俱乐部都没有比他更强的。而且梅西现在达到的水准，将来人家就会把他跟那个贝利。 跟马拉多纳最黄金的时候相比，他他们踢到什么地步？他不仅是赢球，而且他是一种风格。他这种风格，标志就是签名一样。你整场比赛，任何球队上去，他百分之七十控球，你就是这样， <laughs> 就是没见过。一有控球就到他们，一有控球到他们手里，他们输是偶然的，他们赢是必然，是必然的。就是就是这么来讲，我而且我我我愿意善良的相。 我也愿意商量做足球，我特别相信裁判。你知道这个足球的裁判，你仔细想想，你要设身处地替他想想，他们都不是职业的，对，他们是大学教授、医生、牙医、律师，没错，他们每年是中产阶级的一个过得过去的生活，也许每年有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或者是十几万美金过得过去的生活，可是身边在他们大汗淋漓这些人。 一个星期的钱就比他们还要多，嗯，可是他们凭什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真的，他们这一吹，真的可以决定人家多少亿的财产的进出。所以，当然很多人怀疑赌球的人怀疑，也都有道理，也不能排除没有。但是我总的觉得，我相信这个背后只有一个职业道德，就只有一个天理，就是一个新教徒家，就人在做，天在看，才能驱使他，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我拿了这一点钱，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多钱，可是我还要坚持一个。我觉得基本上我还是相信。对，不过一般来讲啊，这个球裁判啊，到底会不会搞假啊？这个取决于一个文化。这什么文化？比如说一般来讲，比如说意大利是搞假球最厉害的。嗯。那意大利为什么搞假球最厉害呢？是不是裁判太重要？就是说你一个球赛里面，一个联赛里面，一个国家。 你裁判太越重要，他越可能出问题。为什么意大利裁判那么重要呢？因为意大利的联赛的踢法，使得裁判一个判决影响就非常非常大。所以你到别的国家，你去意大利 <clears throat> 旅游，你仔细看体育版啊。意大利的报纸的体育版有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专栏，每一个报纸都有，是什么呢？我们全世界的体育报体育版。 都会讲说这球踢的怎么样，这个球星多牛，讲这些。意大利呢，是每一张报纸都有个专栏，讲今天的裁判表现怎么样。 啊，评裁判评裁判，哎，他为什么前踢过什么球，什么时候给过人家点球，他不给你？一看这个，为什么？因为裁判太重要。那裁判那么重要，于是就是你表示说这个国家的球队啊，这个他们踢球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哎，那咱报纸也可以弄一个这个什么黑哨排行榜、光光荣榜什么的。对，可以啊，是吧？不过话说回来，谁没踢假球就就登光荣榜。但我回回头讲那天那个比赛啊，就真的是原来大家都还以为曼联跟巴萨能够拼一下，结 就拼了十分钟，拼了十分钟，那真是太凄惨了。就虽然我非常不喜欢曼联，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抱歉，这传统敌对啊。但是呢，你你你也觉得这是英超最强嘛？那怎么对上巴萨会踢到这个地步？你真的是觉得，现在全世界，我觉得所有的教练都在想这个问题：你对上巴萨怎么办？但好像前十分钟还是有点效。能现在那就十分钟吗？但是能不呃曼联之所以踢不过他，就是光明正大。 对，能踢败巴萨就是像穆里尼奥去年用国际米兰那种那种方法，就是我铁桶，我就难看，我就用。 呃，希腊德欧国欧洲国家杯的方式，对对对对对。皇马今年差点快成功。皇马本来是一个进攻非常犀利的球队，他对着巴萨活生生的打铁桶死守，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是那个你知道很难看，有点丢人。我觉得你知道，你你皇马是个是个什么阵容？你这样看，这是亿万富豪这俱乐部，对不对？C 罗这帮人，穆里尼奥是多大牌的一个教练？ 你要用出这种对上了是当年希腊，你看希腊拿过欧洲国家杯冠军，但希腊当年那个欧洲国家杯冠军是怎么拿的呢？就是这个打法，他等于是对上所有比他的队员值钱五六倍的人，他用铁桶阵。 你用这么豪华的阵容去打一个希腊的打法，这不就有点有点丢？那那个记者招待会这边，他说，这场比赛应该零比零。那个他有一个判断，他一说明他的战略定好了，就是死守，谁都不得分。这只能反衬对手的伟大呀，是吧？真的是。湘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这个什么国际组织的这个头啊，就纷纷出事儿，是吧？当然布拉特不是出的这种事儿，卡恩，卡恩最近有新消息了。前任克格勃普京啊，出来说他破案了，说这玩意儿是美国这个阴谋，美国阴谋，什么美国国库给盗走了多少吨黄金， <laughs> 然后美国情报人员。 搞这个美国情报人员就爱搞这个裙子上沾点什么这个这个什么不是丈夫这些，总统干过，对对对，哎，就是说弄我们卡恩，但但是你看现在在美国啊，还组织游行呢，这个这个美国很多的这个这个妇女啊，哦，这都是一些纽约的酒店侍应生，啊，酒店的清洁客房服务人员，给清洁工卡恩是吧？不是声援卡恩，这 shame on you 就是在谴责卡恩，你不要脸啊！ <laughs> 再看下边，哎，你看。 <laughs> 这个宋鸿兵微博爆料，这不是普丁爆，是宋 <laughs> 宋鸿兵爆料，这个我不就不相信了。卡卡恩在看下边， <laughs> 嗯，哎，这个这这个说是卡恩，这不是卡恩的女友，这又说回足球了啊。这是那个著名的吉格斯了，吉格斯的前任女友，说是其中有一个，呃，中间那个是他老婆，左边那个是他情妇，右边那个是他弟弟的老婆。 弟媳呀，哎，对，弟媳都不放过。嗯嗯嗯。哎，徐老师可以发挥一下。不过我是觉得吉格斯啊，那么当然大家都骂他，因为吉格斯前阵子大家才捧他嘛，因为他是你想想看，四十岁，嗯，这样一个年纪，他发挥的真的很好。他在曼他在曼联里面真的是没有第二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他太重要了。但是问题是，居然搞出这样的事儿，那大家就觉得很丢人嘛，因为原来大家都认为他是好好先生嘛。嗯。那最最离谱的是他搞弟媳那个搞法。 他不止搞弟媳，而且是他弟媳已经大肚子了。后来传出来是哦七八个月了，他还在搞。天哪！那这个是搞得比较有点特别。他这是一种雅号了，对 <laughs> 雅号。可是呢，我个人认为，从阿森纳球迷的角度来看，吉格斯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他人生最大的污点是加入曼联。 好了， <laughs> 我就说了，先说好。哎，现现现现在，徐老师发表评论， <laughs> 我还是喜欢曼联的。 <laughs> 我觉得，我觉得这些球星是蛮可怜的。嗯，因为他们就像美国的 NBA 的球星一样，他们一下场就有很多女的喜欢他们。嗯，对不对？ 但是他们必须非常清洁，他们不像普通的人，他们一犯错马上被曝光，尤其是英国的报纸，整天追着他们，好痛苦啊！还不如做一个人，没人爱，没人疼没人爱，那也就算了，你不必这么痛苦嘛，对不对？哎，但是但是没有听到过裁判有什么这一类的，裁判哪有女球员？女那么照理说，你们裁判裁判对于比赛影响既然这么大，怎么事先就？ 啊！把裁判搞定用美人计啊！对呀，哎，这个我倒没听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嘛。哎，这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他这个裁判他实际上更容易被腐蚀。对，而且裁判作用这么大，你你你这个运动员，这倒没听说。这次你知道李娜的那个呃，还不是李娜，李娜那个对手的那个记者招待会哈，就有人提问，就说你这场比赛是不是被人偷走的？ 就是成绩被人偷走，因为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在在呃，有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球砸到那个点，就是在那个 tie break 之前六啊四四十比三十那个时候有一个球砸到那个线上嘛，结果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运动员跟那个主裁，因为因为那个法网是唯一一个没有鹰眼没有电视设备，因为他有一个呃可以落地看得到，他们争论嘛。 结果这个球真是，我当时也急得要命，我也想裁判坚持原则，坚持原则，别给他判过去，因为判过去的话，他就这个这个就 break，哎，他就他就赢了那个赛的，赢了那个赛的，到第三个赛的那就很难说了嘛。 结果就问，不过那个对手还蛮好，他就是说，呃，这个球是对，呃，我他坚信坚信那个意大利运动员哈，我坚信这个球是出界了。但是呢，说球对整个比赛的影响呢，不能这么说，因为李娜的确打得很好。那个记者还再追问一句，就是说，你这个之后你就连丢七分呢？ <laughs> 是真的是那个判罚以后他就连丢七分就输掉的。嗯，哎，结果他还是这么坚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说。 你觉得冤哈，当事人你不抱怨哈，真是一种风度哈。就这个这个裁判，不过我心里是支持这个这个裁判。我觉得这个裁判的好，对，但是这个球就是砸在线上。说明啊，风度背后都是苍凉啊，一下连丢七分，实际心理状态，心里就人就是委屈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还有五分钟，我刚才问你们准备往哪聊，文涛说还是可以 <laughs> 讲讲球星搞女人的事 <laughs> 你是和尚吗？我说不是，但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是的确是很值得关心的事。为什么要牵涉不同国家文化的东西？怎么讲？你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我看福格森的自传的时候啊，回忆录他说到一点，他说他非常不满英格兰的那个球员文化，他认为那是一种蓝过去的蓝领工人阶级的一种文化，使得今天的英超水准上不去。 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那些球员，比如英超最常见的是什么？就球员打完球了，甚至是比赛前一一天还跑去喝个半醉，对不对？去 party，老给人拍到这些东西嘛。然后抱着几个小妞，什么搞到半夜等等等等，这是他们一种文化。那个文化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看，他们的祖父辈的人是矿工。 火车工人一天体力劳动完了，英国人干什么呢？一下班就去泡酒吧，就喝酒，喝个烂醉。对对对，对不对？他等于把这套文化延续到了场上。那巴西是另一种，我见过以前很多有一些人说，你们这巴西球员也有个问题，巴西球员到了黄金阶段之后，会忽然衰落的非常快。 几个都是这样啊啊！那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像这个呃小罗，对吧？他这衰落的非常快，主要就是也是喝酒，也是搞女人，而且搞女人搞的特厉害。后来我才看到，原来有一些巴西球员他们自己说啊，他们从小的时候长长在贫民窟，人家告诉他说，你踢球努力踢，为什么呢？踢球踢好了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名车、女人、钱，什么都是你的了。女人是其中一个，他觉得作为一个球员，我应该享有的东西。 哎呀，就像我当年曾经做梦想当电影导演一样的。哦，你也是这么想？就是 <laughs> 对对，就是能能能搞女演员。 <laughs> 但其实你想想，不同的运动它有不同的，就在这方面它都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嗯，你比方看网球运动员哈，嗯，要求就特别高。对，你的女朋友还得漂亮。对，因为老给你镜头。你看网球明星、男明星哈，你看那是万人瞩目哈，对，绝少绯闻。 嗯，那就那就真是绝招。网球明星绝杀在阿古斯，对，一旦有他也是很有品味哈，这个大大明星，几个都是大明星，最后跟这个这个对不对？对，呃，网球这是一种范儿，NBA 又是另外一种范儿，对，光荣，你数量多，家还捧你，说是谁呀？那个有两万个一辈子张把。 哎，张伯伦，没有人就此就把他砸得很烂，对，对不对？就是说，你看 NBA 又是另外一种范，英国的足球那种范，就是说他们一想搞，人家不让他们搞，对，啊盯得很厉害。网球那那高尔夫呢，就 suppose 也要高，所以就所以呢老虎老虎这个就不行了，你挤到高高档俱乐部，高档俱乐部那个很难做的。 啊！你像费德勒，没错。你看现在费德勒为什么像狮子一样？就像这次比赛，大家还是同情他。明明他各方面都不如纳达尔了，但是很多人，你看厂里的气氛，他一输，厂里的人，就厂子里的啊都都感慨，那费德那风范。你说他太太漂亮吗？大家都看到，对不对？可是。 好像网球还有肩带一夫一妻制的这个，他们要坚持这种有种君子绅士的风格。因为你是中产阶级运动，你你换成比如说像老虎啊，如果到了 NBA，人家还拍手呢，这才对啊，哥们，儿， <laughs> 对不对？所以呀，你不同的性取向入不同的体育行当，早先先看好了，有些行当你就。 就是网球，你看，就是而且网球，他们一定上来的时候还得感谢自己的老公、老婆，自己的小孩还得拿下来，哇，全场鼓掌，因为他是一个 family，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family，对，所以你这个 family 的价值观在西方的这个这个世界里就变成了，当然，假如一旦破的话，代价就非常重。但是在足球就很不一样，因为足球是比较草根的，对，那那个里面，而且它非常阳刚。 他比起网球更阳刚，所以他更那种欲望喷发无所谓。其实你回想这些球员挺可怜。 这帮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血气方刚，忽然成了万人迷，每天就不停的女孩子给你送上来，是吧？那在这种环境下，你真正能够熬过去、很洁身自爱，那都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特例。比如说像卡卡，那不一样，他是基督徒，有信仰。那或者梅西，梅西你觉得他就信足球，他根本是，他就他相信足球，他就没没想过。NBA 现在你知道不管男的了，管女的，所有拉拉队的人都。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员。